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十二集。林清宵和林重玉是中山两大话题人物。 他们两人同时出现在广场后，很快周围的人流就密集起来。这两人长相俊美又风格迥异，历来各有拥趸。原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的粉丝就吵得不可开交，有人喜欢清冷神秘的白马王子，也有人喜欢霸气活力的黑马王子。本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谁都不打扰谁，可是偏偏这两人是兄弟。 一路竞争，一路对比，两家的粉丝也因此结下了死仇。林青霄的拥护者吹林青霄的战绩和实力，林重玉的拥护者则搬出出身说话。无论怎么说，林青霄都是私生子，论身份、论地位，远远比不上身具两种龙族血脉的林重玉。所以，一直是林重玉的拥护者占上风。 直到这次引来朱魔雷，猝不及防的身世反转，把粉丝窝都炸没了。林清霄不在这半年，林家内部不平静，外部的弟子们也不平静，两方的支持者就嫡庶之争、报错之争，轰轰烈烈骂了半年。今日林清霄出现在问天门后，更是将骂战推向高峰了。谁能知道今日的瓜如此密集？ 掉入绝灵深渊的林青霄，非但毫发无损地回来了，还领回来一个女子。不等众人消化完，两位主人公就在广场相遇了。准确说是两对儿。很明显，来清宁殿汇报任务的弟子一下子多了起来，而且走路十分缓慢，许多人来来回回已经走了好几圈了。 洛寒顶着周围熊熊燃烧的八卦视线，内心颇为无奈。他是误伤啊，他真只是个无辜入境的普通群众啊。云梦寒看着眼前这一幕，莫名觉得心里难受。他笑了笑，主动打招呼道：“二公子，洛姑娘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啊你们也要下山？” 林青霄和林重玉两两对视，谁都不想说话，并且看架势都想直接动手。洛寒被迫成了发言人，不是去做我的访客令牌而已。洛寒本来想回住所，但是正好路过执事堂，林青霄就带着他把访客令牌办好。在中山，弟子令牌就是学生卡一样的存在。 没有令牌，在中山寸步难行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中山上灵石是花不出去的，许多地方要刷贡献点儿。中山会放出各种级别的任务，弟子完成任务后会获得大小不一的贡献点儿，这才是中山官方的流通货币。每个弟子入门后都会获得独属的一块令牌，里面涵盖身份、年龄、修为、贡献点儿等种种信息。 洛寒不是弟子，不能办弟子令牌，只能申请访客令牌。他恐怕要在中山住一段时间，为了生计着想，还是给自己办张卡吧。云梦寒听到访客令牌后，意外地看了林清霄一眼。仅是这种事情，这样的小事，让接引弟子办就好了，为何？ 为何林青霄亲自作陪？难道二公子也像那些庸俗的男弟子一样，看到美人就鞍前马后吗？云梦涵惊讶，围观群众听到竟然只是去办块令牌，也纷纷惊掉了下巴。洛寒这半年和林青霄同进同出，他倒不觉得林青霄陪他去有什么不对，一时没法理解云梦涵在意外什么。 这有什么的？你们不也两个人一起吗？这怎么一样？云梦涵脱口而出，说完后他自己都愣了愣。对呀，他不想自己一个人下山，所以缠着林崇玉陪他。云梦涵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，为什么那个人换成二公子就不一样了呢？云梦涵也说不出为什么，他又追着解释了两句：“我要下山去挑法器。” 法器买卖水很深，我又没什么经验，所以才打扰大公子的。洛寒哦了一声，说：“哦，我刚过来，也没经验啊。”云梦寒语塞，他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执着这件事儿，显得他在针对客人一样。林崇玉看云梦寒低落，心生不痛快，开口给新尖尖出气：“哼， <laughs> 二弟心性真是沉稳。” 马上要去领罚了，还能抽出时间陪女子办理所务，为兄佩服。林青霄极淡然的点了下头，不敢当。不过我并无惩罚。林崇玉的剑眉很明显挑起来。什么？林崇玉语气中的意外太明显了，他也意识到自己情绪太过了，立即收敛表情，似补充似解释的补了一句。 二弟不必受罚，自然再好不过了。但是父亲那样在乎尊卑规矩，二弟伤了人，父亲竟丁点惩处都没有。没有。林青霄说着，眼神极淡的在林崇玉的右手腕上点了一下。林崇玉续接好的那个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，仿佛这里还是血淋淋的断口。林青霄用一种极其平静、陈述般的语气。 对林崇玉说：“大公子恢复的很好，恭喜！祝你早日痊愈，然后物归原主。”林青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虽然今日没有正式承诺，可是他说了等林崇玉养好伤，那就会等。他不会趁人之危，但是也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。他等着林崇玉恢复如初的那一天。 林重玉一时没明白林青霄祝他早日痊愈是何用意，他本能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。可是不等他发问，林青霄就带着洛寒往外走。这时候，忽然外面匆匆跑来一个侍女，一路喊着：“大少爷留步！”洛寒本来都打算走了，听到侍女的声音，直觉告诉他有挂。 他脚步顿时稳稳扎在地上，林青霄见状也只能陪着他停下。侍女这一路非常张扬，他分开众人，跑到林崇玉身边，急忙说道：“大少爷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我们家小姐生病了。”洛寒一听就明白这个女子的身份了，这多半是表小姐素隐月的侍女吧？素隐月这个恶毒表妹真的很能搞事啊！ 林崇玉才刚刚要陪云梦寒逛街，他这就又生病了。洛寒换了看戏的表情，好整以暇地等着接下来的发展。他倒要看看，男主在女朋友和表妹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到底向着谁。云梦寒听到素隐月生病了的时候，就露出愤懑之色。这样的招数，显然已经发生过无数次。 每次在云梦涵和林崇玉单独相处的时候，素隐月就要生病。偏偏每次林崇玉都中计，每次都被素隐月骗过去。云梦涵一双雾一样的大眼睛看向林崇玉，里面很快漫上了水泽，看着委屈极了。林崇玉心有怜惜，而这时素隐月的侍女又说：“大少爷，小姐她咳了血呢。” 小姐本来就经脉受了伤，刚刚运功岔气，险些走火入魔。林崇玉心中的天平立刻有了偏向，等下次陪你。他对云梦寒低低道了声，转身就要回去。侍女顿露得意之色，云梦寒悲愤，含着哭腔喊道：“大公子！”侍女也不甘示弱地喊：“大少爷！” 小姐身体弱，等不起了。太精彩了！洛寒在心里啧了一声，默默鼓起了掌。云梦寒早就受够了，而这次还当着洛寒和林清霄的面，不知道为什么让云梦寒格外羞愧。他再也忍不住，上前用力拽住林崇玉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总是这样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” 他为什么早不生病，晚不生病，偏偏要在我们出门的时候病了？林崇玉没想到，素来温顺的云梦涵突然无理取闹起来。他沉下脸，喝道：“梦儿，不得无礼！”云梦涵委屈，眼睛一眨，泪水就掉了下来。你明明说好要陪我的，上次、上上次你都食言了。 林崇玉怎么会不知道素隐月在装病呢？但是这是他的表妹，他还能当众给表妹难堪吗？然而他心里明白，可以被云梦涵当众说出来，林崇玉就不高兴了。他沉下脸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这是在指责我了。”云梦涵一愣：“不，我没有，我只是。” 林崇玉不等云梦寒说完，就不耐烦的打断：“你还说没有？你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，一昧的缠着我，粘着我，只顾你自己的愿望，却从没有想过我的难处。”洛寒眉尖一动，马上辨认出来林崇玉在偷换概念，还在打压云梦寒。然而云梦寒却没意识到这些，他怔住了，对自己充满了怀疑。 他竟然做得这么过分吗？你但凡为我想一想，就不会在这种关头说出这样冷血无情的话。她是我的表妹，而且身体虚弱，你有什么事不能等她身体好了再说吗？我，云梦涵又泛上泪花，心中充满了愧疚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那种话。好了，别哭了。 林崇玉见云梦寒泪水连连，终究不忍心，放软口气，擦去她的眼泪。我知道你一向很懂事，只是一时想差了才会这样。你放心，她是我的表妹，也永远是表妹。林崇玉哄完云梦寒后，拿出自己的金色灵玉牌，递给云梦寒。嗯，法器我不能陪你去挑了，你自己小心一些。看上什么，用我的令牌刷好了。 云梦涵又是感动又是愧疚，一时间内心满是对自己的厌弃。大公子对他这么好，他却敏感猜忌、疑神疑鬼，实在是太不该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